沙度沙度沙度，阿弥陀佛。今得ไป，楞个呆，เจ็บรถขีตาตาเลไป，ตัวสีจบีกรุ๊ปคามาเอเตบะ，所以，ตัวสี่人叫做工销，为人叫做工业，做好诶物件呢，咱都叫做工销，来白白谈好诶物件，你啊是讲做无好诶物件呢，就是叫做工业，所以，咱人待去这边。 一人呢是袂活在去即个世间呢，一个出家人，啥人在着甲三巴，安尼自家家己一人修行，安尼自家家己一人在去即个洞的位、溪的位呢，伊逐逐日本着落来打bat arms round 来甲在人的即个在家人呢来讨物件食，就是叫做 arms round。 了后沙巴，特别伊别呷无路人概念。伊讲希望无路人会真即个福报。了后慢慢做大呐，后面个了了，伊人个营销式个事呢？著是坦做服务业人，还是搞服务业人好事，所以著是叫做呷沙巴一贯。 แล้วหลังจิงเลยไปทัดเดียวนี้ตุสิกาซาปาตุสิกาเอบอยจอใจแกเนี่ยตุสิกบาดากาปิลานีนี่อีหลังตุสิกโจ the ideal couple in cultivation 在己人修行圆满呐，会使讲在己自家嘢位啊，行情的位呢，不得讲伊人对爱的会加报了。意思是讲，白白新故该清气，拄着一时倒尾时，然后白白该合作，白白意见本相。They also have the same thoughts and they also do the same thing. 咱平平真正需要修行，是无法度伊人个一母姻缘在即个世间呢，伊人搁在着拄着，特别伊人拄着本好，伊人本会跳过即个姻缘恐怖个姻缘，未来白白成四果罗汉，我都是叫做 The Ideal Cultivating Couple。特别真呾济人讲，哎哟，即个是久姑开拄着一道尔 o n c e in the Blue Moon。 ส่วนหลังก็จะแก้ลุลายก็จะเลยกองสุ่กันนั้นจิตนี้ตัวสิบุดาก้องอาศัลุลังโจเบเก่าจะเลยตีเย็นมันเนล่ะแปลเป็นสิวเฮงที่สี่แปลเป็นชุกแก่แปลเป็นตุ่ดสู่หูแปลเป็นเสียงสีก็โลหันและลังแปลเป็นก็จันทันไหลจันทันขี่จันทันลุลังเอสิวเฮงจริงจังโหลังเอบุดานี่ก้องโอเคนี่จีก็แก่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ก้องสูนี่ก้องข้าแก่สแตนดาร์ดเอล่ะสังหลังตาตาหลังพอทอง 在家人有安尼款诶姻缘，安家无啦，毋是像啊加沙巴为了生死诶啦。因为真啊济人讲，即是为了生死，是真啊艰苦诶物件。所以不得讲有啊。本有过一个故事，我会使教路人讲，即个呢，伊就是在家人诶故事。那在家人到到尾，本是在家人，无像啊加沙巴呢，半路出家，拄着伊无了，尾来过。 过站段，这里啊，家庭嘅姻缘，翁某嘅姻缘，了过好好出家。这里呢，在家人，都是在家人搞家尾。所以这里告诉你，我系第一幕，都是叫做“纳古拉比达》and “纳古拉玛塔”，这是名来。再讲意思下面呢，这里内名呢，意思是讲“纳古拉皮塔”都是叫做“纳古拉诶爸。 咱纳古拉 m a 就是叫做纳古拉 i m 所以伊就是比讲呢，学历之类个，咪是纳古拉。伊、伊之类、伊爸甲伊妈，伊妈甲伊爸的感情。只只呢，伊爸甲妈毋是讲个生纳古拉呢，一般有几个惊就几。咱遮纳古拉比 i t a 甲纳古拉 m a 呢，伊就是在家人来。特别伊人做在家人呢，是真正会使讲。 对这八正道会知嘅人，所以咱嘅布达真啊赞叹伊人，就是人啊路人安尼款咯，知嘅人红家波，แล้วอุกุยเอเกียแล้วป่วยย่องลองเอเกียตัวหันเนียไอสีแล้วนี่ปุ่นสิอุตัมปุลุยบุของจินาเจลุยปุ่นสิเอติกุยสารัจับปุตัวในควันเนาะจาขี้ขี้ลายอุมิงแกเจ้าไอปอกูอุมิงแกเจ้าอาเมกูอุมิงแกเจ้าแล้วนี่ 困，阮无讲一呾爽诶所在，特别会困。咱无讲一呾大烦恼，有即个普通普通诶家庭会烦恼尔，就是即个翁甲某全部归个囝。你安怎讲讲呢？伊人用诶事呢，就是就是去做好事诶。啊，做好事就是讲头一项，就是做单啊，就拢逐逐人安尼款咯。 วลาสิไปอีกกาเลไปตัดหลังโจกังโบเองแล้วปละเลไปโอกาเองเต็มเสียงสลังกูจ้าสิบุนสิเสียงก็เองเต็มเสียงปละเลไปตัวเช่าคืออามคือโจตัมปดานะแล้วอุตสาสิอุทันกีหวยคือสิวปักวันใจอุปสัตตาเดวี observe the อุปสัตตาเดสังกัคืออามอุยคือสิวปักวันใจ 啊，早起去阿暝顿，阿不就拜六暝去拜日早起去，就让修一个八戒安尼。咱要是有通做好，就去做好。内来明年有参加出家人，啊，带人祭神，咱就是神，所做这个三行甲了，咱有通做到有布施，有修百官斋，咱日日日常生活无事的事，就是修咱的五戒。 แล้วเลียมตำโปเก่งแล้วอุทันเจเสียนตุเจเสียนอ่าอุทันโจจูปีกวนเมตาตุโจลังจูปีกวนสุขีเตีย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บูได้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นี่ปุ่นอันในควันในหลังเนี่ยสังกัลลังทานาแกนจินอันในควันเช่า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ไหลซิวเองแต่เองวิลาจิลิแกเต็งเอกจิกจิมไหลปักลังลังบัวอันในจูอยู่สังกัสปาอันในควันโซเจเลตุสิเกโจนากุลาปิตาเอนากุลามาตา 迄头一次呢，伊人看到菩萨，这就是真啊奇怪。人头一次看到菩萨啦，太庄严一过，伊人要去学 arms r o n 啦，要去宾大白大白的款。头一次看到菩萨太庄严一过呢，伊人摇盘去，啥龙安来款咯，拉平大白，平闲只个 arms o 时，伊人会欢喜一过，就伊伊妈呢就叫叫菩萨，咱个菩萨叫做 my son，我惊。 啊，我会惊来卖山卖山，直直叫卖山卖山，啊，大大人都着请惊。菩萨是一个八卦，一个四尊来，啊，那你会叫伊做卖山。伊到地界了，都毋敢用安尼款的话，界了嘛叫班底，咱拢叫一个师傅，本叫班底，还是叫师傅，还是叫法师。安怎你叫卖山卖山，我会惊，我会惊。 咱有诶人你就知咯，别讲话，你安尼无礼貌一过啊！你甲称呼咱，咱会世尊，咱会物仔做卖散啊，卖散啊，累惊累惊。了物仔笑，物仔达达到笑，达着意思诶。物仔讲，莫去讲伊人，甲伊当地讲，你毋通去嫌伊人。伊人呢，即个即个甲步呢，红包呢，五百四几啦？捌做诶八甲嘛。 五百四季古早嘅事啦，是你要讀嘅字呢，可能對扎達嘅 story 嘅事咧，古早古早布達嘅故事啊，係咪講了講起呢？เราสิไปถ่ายตู้เตียวอีกองนี่กอปะสีนี่ว่าอีลังน้อยตัวสิว่าปามหมาแล้วส o อลังบัดเวลสิบขีอ่ะสำหตัตาไอกอง we are creatures of our habits ฮะเลสิบขีก็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ก็ฮะเลสิบขีสิอันชอบคนไหนนี่ตัวสิกอง 安尼济事，我都叫阿爸阿妈，伊拄到我，就叫我阿囝阿囝，卖瘦卖瘦，五百斗啊，我做伊人个囝。 所以遐个味素啊，遐个虾米，佫有滴个。所以大家感恩即伊人头一斗看到我呢，想欢喜过头。伊人古早安尼，侪是拾起棍子用的话呢，叫卖伞、卖伞，我会惊，我会惊，佫调了过，佫拿来用。所以不得讲卖卖去嫌伊人，伊人毋知个，无叫班底个。所以原谅伊人，即是俗世的拾气。 แล้วตัดเท้าตัวสีโจดานาหอบูดาแล้วตัวปุยยงตัดจิตนี่ตัวสีปุยยงบูดากะอิมิงเกียบูดากะอิหลังนี่ต้องอุสินหุสินหวัดสิ่งจริง have faith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จีเรสจะไปอูแล้วสงสงตัวยังตัวไหลเทียบูดากองเกงสงสงตัวไหลโอบูดากะอิมิงเกียแล้วตัวขี้แกไหลยองปุยยงจีเร บ b u d d h i ฟ t f a m i ี่สังวจะฮีบังลุลังกาแล้วนี่ไอ้วิลองสิชุกแกล้างคัจเจลุลังอุกังจอกโจอุจิเลแกเต็งไปขวาอุเจ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กันแล้วจิกจิมกันแล้ว 囝也有要读册，囝有无？来出世啊，有，囝去做工读大学需要钱，含物个了本有，咱有有厝内面有阿妈有阿爸，佫是大人，个了的 elders 大家人个家庭，个了就是连你起来用咱个语言来做一个 Buddhist family，所以人就是一个代表真正有对 Buddha 的系。 一个 Buddhist 的 family 一过，因呀都济善，因呀呢都无讲，人讲。個別店的話，佢了呢就是講幾時要做單啦，啊，然後收幾時要收八戒，然後無論大大只有收五戒哦，伊人嘅根本學到這裡，所以就是叫做這裡 Buddhist family 一個。但係呢，伊人達到 做ดานาสรุปว่าดานาตัวสิเตยอากินในมิงเกียเองวิดานาเขาลูกใกล้ปังลุยมิงเกียมาลูกว่าทานละหลังตาตาหลังนี่ตัวสิบ่มีกำปังหลังมิงเกียตาตาหลัง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สูวัดเสิยงนี่นั่นลูกเสียงหลังไอชู เสียงหลังไอลุย เสียงลังเตยสายังไอหลังหามีกันแล้วสู้ดานาตัวสิเท่าจีบอกเขาลูกโอบบัมบัมปังลุยมิงเกีแล้วอ่ลูกลูกหอบ 师傅食物件，供养师傅，你何班底食物件，那如见得好的物件，是见买得的物件呢？啊，你才讲班底自家食虾物，你供养伊，那如做好好用欢喜心来做，你用用到咱的点声，咱欢喜用咱的点声，用到咱的精神去供养归落去，咱未来是去回向遐咧功德。所以你看，你 before、during and after 的欢喜也来用。 所以，即个家庭真正欢喜的，真正会使讲真正 harmony 的家庭来。那大日伊人都无 miss，有不达的假事。我来，我去呢，未来来事呢。安家婆呢，伊诶婆呢，都真难困难。啊，伊帮都大下心呢啦，呢用功个济，伊婆吸着一个路向，就是讲入下一个一个的境界，伊婆入。 苏达班玛嘎巴拉，就是讲入掉伊个境界啦，可能趁着伊个故事了，咱毋知是讲伊有入着伊个个境界。所以，也是要变神经起来讲呢，伊个某个神经较赢过啊。了，不单都是真啊赞叹一个安家某，了个特别赞叹，都是伊个某，伊即个踏踏实行个路。 了自己的事，一个物件发生，这就是咱人十逐日日常生活，咱会拄着的。人呢，一日会破病，咱每会破病，还有高密的病，要着一侪，规时咱袂知，这个老是无常的力来，感觉一个海鹰来找咱安尼款。所以在这个家庭本是声音是着高密，但比呢伊翁呢，那古拉比达呢，一日的死呢，本是着真正重的病了。 伊人会使讲有花成本了，迄点毋是少年了，几十岁了，五六十岁了，老了会得一个病，迄个病真啊坎坷了，伊伊翁就得一个病，得一个病时呢就真啊坎坷了，伊就垃圾讲伊点声差不多够了。 你因为伊翁呢，毋是伊 husband 呢，毋是只正入哥的人，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吉巴黎话呢，普通人我人叫做不通人。如果未入哥的人，毋知倒落位行啦。像啊讲叮当叮了，要去倒落，我毋知。心骨介乱，规身躯骨疼，身躯也疼。 精神紊亂，這是正常嘅。但是你逐逐日無做你功課，無做你功課來好好修行，來念經，來持戒，來讀經，後面解了呢，咱人是變做同啊差不多，同啊那古拉比達呢咯。伊無結果啊，特別要做好，要做好本好呢，個個人嘅業浮起來點聲啦，心本真正亂呢。你個啥啥講我得即個病差不多。 isilia weo sanga si bekiu leo luka ki phopen anchon luka ki chai ma za lo tha to ka lang kong luka ki phopen lu te chai luka ki leo wa si ya ko lu kong phopen ai cha yo la lu cha hale yo engam lu be ngam lu luka ki thun no ki hale yo luka ki chai ha chile sao sao yu chui chinang ngam wa 啊，若是讲看到毋对老君，老君互你物件，食了袂无啱，你食一两兜呢，你们垃圾，无咪好事啦。你到底要找过一个老君来，伊迄个无可能，食家己老君的药了，咱甲来找第二个老君，较济，咱人食着袂啱，咱就知了的。所以伊就是垃圾，讲我参加点声到了，咱起一个烦恼的心，啥人达达人安尼款，大起你的。 death bed 啦，上个瑞面称，伫未到路口了，伊个系靠一过，个系欢乐一过。所以，哈咪说今日诶即个，苏打真人暗姆咱人呢，因为伊讲起咱人拢在家人呢，会会会就要看到，会靠待去，要死诶点声，咱若圾伊点声够了，咱尽了。 烦恼诚济项咯，你烦恼做甲你头眩呢。如果有一个精神个，你达对烦恼真啊济。头一项啥物会疼呢？着是身体会疼，身躯会疼。毋知着啥物病，身躯着做你疼了，晕啊，发烧啊，啊是要呕啊，啥物？哈哩着真啊一个身躯诶麻烦了。嘛，啷个，嘛，啷久啊！ 就要去，即落啊，住勒，也是要去虾物，都一个麻烦了。咱民国讲过，精神会听相当相西会听，所以就相当相西啊，甲烦恼一过，烦恼伊会无啊。我死了的时，我我无人去暗交我，伊无了，到到八六礼拜，我那是只那亲的家宝来，哦。 อังกาบจินาชินจ้าจ้าขี้ขี้ไหลตัวจิเลตัวกิเบชายแล้วจิเลตัวจูจูแล้วเกาเตียมเสียตัวไปขี้จิเลอามไปโจดานาแล้วแต่แต่เต้านี่ว่าลังสิเอ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เตียวปาปิคอลีเดียโบกังอ่ะมีกันแล้วอ่ะว่าว่าลังแต่ตัวไปขี้เทียบูดากองเกงอาสิเองนี่ตัวเชิงแปะซาแปะคอและสิวเปกาย และเองเนี่ยว่าตัวแต่ตัวให้ชูบ่มีแกโจ 我人就是坐禅，因为迄个点啥阮无电视机个，所以无事做就白白坐禅。坐禅坐未深，越深不要紧。特别本是有做我诶功课，来讲，哎哟，即刀我未死了哇，哟，我毋知要去倒落啊，我阁未放我诶某啊，我无通陪我诶某去做单啊，啥物甲了啊，我阁安尼坐惊个啊，哪做啊，了我惊甲了，阁阁读册个，阁要用镭啊，阁要啥物甲了。 啊，咱身骨骨疼，后物个疼，咱厝诶物件毋知，即个里，即个就是叫做啊，莫话叫做拜 u 啊，拜 u 著就是讲，如好啊，是会 h 啊，w 啊，h 会 w 因为你买即个物件，好许。 眼噜看起噜，特别毋知会趁也未趁，即个都是叫做怀念咯。怀念就是讲，人家讲找无主人咯，像一只狗安尼倒去街落，嚎个声，找无伊个主人。啊，是汝切汝家己一呾啥样个狗，啊，汝家己带去别位了，汝家己无治，哈，你阿妈搭搭阿妈个狗嚎要找伊个主人，啊，即个都是人个苦，倒去伊未死个点声。 uh, Tetusi Buddha Kong, many people pine for the five senses. So lo lang kasi how amia kiu amia to si kiu lo lang e kam ching le kam ching pang be lo. So lo ka ke chai ja ini hite atem sia ni si kwan lo bo. Kwan lo chu, kwan lo kia, kwan lo lui, แล้วขวัญโลกก็ว่าไปเสียบอีมิมสิอีโก้คนเลยขวัญล่มใจไปกีตาโลเจสุสีฮิเตียไอเต็มเสียหลัง 啊，是都拿来做一个烦恼。啊，趁那女人无声音，趁那倒去赚那一点声。咱个烦恼啊，觉搁较济了。因为咱人个物件较了变了，咱个五斤啊六斤着触着的物件，趁啊，是变了。我甲如果死的点声，黄生的点声，越是烦恼啊咩啊，烦恼我幸福毋知要安怎做。啊，来评价咱个物件，无通看去了，无通订了，无通话塞了。 话达达到，会甲人讲，他物无通讲呀，哦，达达，你看达达人是连个兴奋嘛？说一时一时诶，小念诶物件，无上物件来讲诶，所以就是贪安尼安尼款诶物件，互伊烦恼，搁互人烦恼，看汝对遐个情形，啊，有诶人讲，哦，我未，我未，我未看开，啊，因为即个家庭诶问题。 我无看到我的囝高兴，我无做阿妈过，一日解了麻杂麻杂的烦恼，所以烦恼绑着伊，互伊袂清清旺盛啊。ถ้าก้องเป้งหลายเป้งเขียในควแห่แห่ชันนะ grumbling grumbling อ่าแล้วก็แล้วก็ขังข้อจิกวยมันจะเป็นอันจ้าแล้วตัวสิโหใช้นี่ฮเลตรีมเสียนี่เย่บ่อุตีคุยสุดจะลืมมีแก่ลังไอโอบุดาไกจันทันอีบ่อีบ่จิบโกแล้วเว้ 伊无有智慧，看到伊翁安尼艰苦呢，伊有智慧无？互你类翁安尼艰苦，普通人啊，伊嚷一声，你们对伊嚷一声，伊讲哎哟，你们讲哎哟，伊讲我要死，你们在讲毋通死啊？啊，伊讲哥加咧翁啊，你翁啊，你无大诶人伊讲哎哟，我艰苦了，我死了啊，那你做保安怎做啊，你你讲啊，毋通死啊，通死啊，你讲你坐囝仔未孤单个。 我袂做阿公告啊，我袂娶新妇个啊，诶，你即个讲了袂挂名了，啊袂挂名，袂即手术啊袂做，我咧手术啊袂做好个啊，哎毋来死，毋来死啊！活倒转啊！累死我人真啊苦啊，无人顾我啊，你囝无阿爸啊，拢我无翁啊，我无虾米个了。啊，拢啊，常常斗，乱也是去一普通无有无有好的人呢。啊，伊人家了早早去也是。 伊爸米死啊，是啊，特别大合并者阿爸阿咪，苏路死去啊，路迈天我人了啊，安怎路迈天你要自己行去啊？我人个勒今日无爸无妈无虾物甲了了啊，即个是叫做无学佛的人。咱着伫吼大大声，那他那呢？伊无着有智慧，伊讲我无讲安尼款诶物件，我互我诶翁一个真心。 一个欢喜心离开我人，所以伊就是讲到这个六项话呢，咱也是有才调呢，咱都袂学起来，所以无得会赞叹你俩。伊头一项伊讲个物事，伊讲纳古拉巴达，伊叫伊安做纳古拉巴啊，纳古拉巴比达，伊讲啊，头一项我要甲你讲一项物件，啊是你点声到了，你都袂去呢。 都欢喜，欢喜去，莫烦恼，你会规个家庭的人。啊，因为即个建议无讲有几个囝，伊讲 wife and many children，双袂掠着有几个囝。住来内面 how many children did they have？伊讲莫烦恼，累囝。另外一项，如果莫烦恼我，因为咱逐单时，咱两人真啊相念咪，白白去担啊，白白去受百关斋。 白白穿白衫去暗袋，那白白坐船上海你点声，干了什啊？对条啊，那对路安尼久了，做里无噶赚啊，我都直直对条路。今仔日子去呢，你也是点声够了呢，你会使好好我甲你讲拜拜，你唔甲我讲拜拜，我讲在呢，伊无讲安尼款的话。伊讲呢，你免烦恼，干里事。你古早有做工，你但有做工困难呢？ 有遐尼钱留条呢，会够予人会惊甲了用。另外两只脚、两只手，佫会叮当个。我佫会天沙来趁钱个啊！伊讲是 spinning，spinning 就是讲古早诶人呢，就是参加摇扇来做步步来天沙呢，个物件了。weaving 啊是 spinning 啦，会做纱啊是做布诶人啦。手甲脚佫会叮当个，人佫用个。 我在条担起规个家庭的责任，我会做即个规个家庭的做头的款啊。I can b e the head of the family. I can manage the finance of the family. 这个规个家庭安怎开销，镭安怎进来，镭安怎个来开，培养咱个囝一日一日成功，互伊人个了有前途，个了交起我手，我是钱无来，我有在调过摊镭过。 所以，汝点声也是够，汝欲去出财，汝去，happy happy 去。啊，我甲咱人呢，毋捌拄着安尼款的伊无来讲安尼款的话，确实是一小捣，吼来吼去，来求毋通离开伊。所以，无得解赞叹呢，即个头一项伊讲，第二项伊讲个物事，伊讲呢，我甲汝呢，咱人两人是修行的人个，在家人会修行的人。 ต่ใใชจแก在家人嘅修行，人人那是ง做優婆塞、優婆夷，那是人叫烏巴薩迦、烏巴ว迦，這就是叫่影呀，有修行，有修我嘅達達ม有懺悔。แล้วนี่นั่นเราก้องดราม่าไม่ใช่ก้องเองว่าเอหลัง แล้วว่าเก่าเหงนกัลูกกับแกนาจิตละลูกเอกีโอเอกายกองนั่นหลังจับหลักนี้เนี่ยโบคุมแปะแปะนั้นจะโอสิวเหงเนี่ยหลังใจกองจะเลยทำชินชีไอกว่า 欲火爱挂，sexual desire 爱挂，啊，即个触得六斤啊、五斤触促得的物件，咱爱挂，咱十二六年了，伊讲我无教汝困平平，所以意思是讲，汝好好，汝修改掉了，较即人有修改改了的。 有直直强条即个八戒，永因着念八戒了的，咱该清气，该静一过，有培养着安尼款的心力。伊讲，十六年我着甲你无来往在物件事了，所以十六年咱是无靠在 love love love 爱情的物件，咱干那靠啥物呢？卡利亚那咪达什，就是讲咱人有一个祖盘姻缘，毋是遐个触着约会姻缘。 主盘音源呢是需要的，那是你要上龙物件。 要 discuss 物件，咱家庭要安怎做？钱是趁安尼少尔，即后几日要安怎会拍过咧点声？迄个钱安尼款诶物件过即艰苦诶点声，即著是叫做 companionship。咱也是你转来倒去难啊呢，著是叫做 connection with senses。因为你甲起只人若是要要要要要做个咧物件，你袂别人诶意见，人家某著是第好呢。 毋毋就是爱培养讲咱人白白过一个艰苦诶点声来参详，安怎带咱的家庭，互伊成功。也是讲迄个话，甲了好的话，要互一个一个家庭会成功，会趁会趁福报，囝会读书会好事，会揣到工。只要是毋是讲闲话，所以即个就是叫做。 companionship，所以集落呢啦，咱白白误会了。咱是有讲话，特别讲了是，我靠 companionship 是即个六斤的触折的感情了，哇，伊硬听到戆戆去。啊，第三，伊讲尼啊，汝放心，我本是老了，汝本是老了，特别呢讲，阿是汝点声教呢，汝做落去，你甲伊阿讲安尼喎，伊个无办当，伊讲点声教，汝做落去。 咁我话佢，一百 percent 係保證啦，保證有咩啊？啊，可以做保伊讲我无過揣别诶翁了，越放心。啊，我六六十几岁了，我无讲過去找别诶老人啊，是到開聲来做做我诶伴了。越去越做越去了，我无過找别诶伴了，我是家己一身行了，所以互伊翁一个心啊，讲我。 我、我咱两人伊这里呢是一样老实，伊这里感情，在家人伊感情呢是老老实实的感情。咱真正汝会相信我，啊，我无开后背门，汝无除了本，我本无要开后背门。我上个上个讲阿毛，话讲 there is full trust and sincerity in their relationship，真正会相信。 ว่าอยู่อังและอังปุ่นจิงะอิสงสินอีบอแมงกองอวยหลังหัวทานานี่อีอังกาบอเตียလီခွေကွီတမ်ချင်းနာတန်ဝတီတီတာနာလူတတလိုလူချိုဟာမီကွီတမ်ကိုဘိုတွင်းလာရစငါချင်နာကင်ကောင်းလွေအန်းအစလွေဘောေကေချိုပါဟာမင်ကချိုဘိုဟိုအမင်ကဆိုကောဝမ်ကလူဆောင်စင်နေလာဂျင်ချပါကကလူလီခွေလောင်းနင်းကျစေကန်ဟိုခိုခီ 啊，汝去汝班仔，去汝班仔，汝去好诶所在出事，去好诶所在，我都是家己一人，所以汝放心，放心去。所以会 guarantee 话，讲安怎阮会家己一人呢？伊讲第四项，阮都会讲家己一人呢，无汝分好，我逐逐礼拜。 ว่ากากาจิลังนี่แต่ตัวคิบูได้อามนี่เจตาวานาสิตอลนี่ก็คอนติเนียจวยดานายมันก้องบอลูเลยอายุอ่ะผมปุ่นตัวแล้วบอลูอ่ะปุ่นตัวขี้ไรอ่ะไม่ไม่ไม่ก็ขี้ละไว้ละก็กาแก่กว่ากากิจิลังปุ่นกากิจิลังปั้นอะไรไปขี้ไรไรโจดานาหอบูดากแล้วนี่ว่าสิอุทันกี่หวนี่บูดาสิก้อง 啊，即个七八啊，即个十五啊，七月真啊好个日啊，小八戒啊，来即间暗修八戒啊。我今朝会叫我八三八课，就按安尼款，呢去 retreat，去坐禅，去去做 b u 来修八关斋，就按安尼款咯。你无了，我本家己一个人更较用功，要阁做即个好个了，给汝咱国国非常功德，互汝。所以我单单只会功课。 无语文好，我本照做外功课，可能我会更加困力过。伊讲我未退步，代表我着着会进步和你看，然后呢，我着着修外界好好诶，啊，外家不只教我个外界，呾呾 ปานาติปัตตาเวรามานีเขาก็สุรามีรายะอ่างอกายวัตตเตสิวโหโหอุทันสิวเปกายวัตตเตสิวเปกายแล้วไว้ซิมตัวเบติตตาจิตติติเซเซเซพิออริฟายนะไว้ดีฟาวเมนส์ขอไว้ทำชินชีตาตาจิตติติเชิงคีคีเอกวันเลียงตัววันก่อนเลียงหลังเอปังมังหลังเอแฮบหลังตัววัตตเตแฮบหลังกวนใจตัวเดียวสังกุจ้าลังหนอหลังอุติเตียมเสีย และตบิเตละหังอีกองตัวสิลันจินาจันทันนี่ก็แล้วนี่จีเสียนในเตียมเสียเราตั้งลังสินอลังแปลไปจีเสียนแปลไปเทียเก่งฮะแปลไปฮามิกาแล้วเก่งกิวเก่งฮันนั้นบุรุษทางเก่งกิวเก่งแล้วอ่าตับแล้วบุรุษทางกองวาเลยฟอฝ่ายมิกาแล้ว nobody to discuss ด h a r m a เบลกินว่า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ว่าอย่างโคคาจีตัวคิดว่าจีเสียน แล้วสิแต่แต่เต้าบูดาอู special special ไปกองฮามิเก่งนี่ว่าจุเอกาว 我达到去听见去学个无难的，所以即著是我我因努即个六项我达到做会到，你们烦恼我讲会退步，来会会袂记无难去，含咪个了，我新的六，著会无难袂摇着，啊，我非法新的沙达真正管，著我无难，大马按上下伊个伊伊按讲即款六项诶话，讲了即六项完怎？ จีแอนมจานนควันอีอังจะจะเละโกโบโบเลยขวัญรู้บูฮาเลยไปนิ่งบูฮาเลยข้ออายุว่าขี่เริ่มจะอันจ้าลองงิ่งออกไปนิ่งโบขี่ออฮาเลยข้อปังขี่ปังขี่เนี่ยอีกุยเซงกูใกล้ขินซังขี่ก็โบซีวะสโฮขี่ไหลขี่โฮขี่ไหลแล้วจะตัวสิเกโจสังกกองทองกองกองหอยมีแก่แก่แล้วทองขี่วะ 干了，心诶拍死甲无去哦。伊翁煞好起来哦，那古拉比塔好起来，好起来要安怎做呢？好起来了，两甲伊看起一过，明仔呢，就是去去找菩萨了。咱就是去找菩萨了，伊无就讲，哎呀，我翁啊，吓着我啊，这正判病甲真正袂好啊。我想讲是要着死了，我互伊，我伊讲一个六项真啊要紧的物件。 讲起上好起来，那不但呢，就笑，毋是笑大大声啦，笑笑安尼款讲。你讲女人呢，就是我诶最好诶三宝啦，会看到在家诶公家婆咯，在家咧笑笑好好，一时过一时。那不但讲呢，你就是讲咱查某咯，还有那古拉啊，马达咯，你就是一个罗汉鸟。 你信的力真正大，这样款的物件呢，影响着你红，所以红呢，只听到你讲的话呢，就是啥听食到药的款的呢，家己先好起来。你好起来了，希望你再正对了你话件咯，你是较侪做会到啦，搁再步，搁再 continue 继续来好好修行，好好做波斯，搁好好赚善。 然后第八呢，菩萨有讲项物件呢，互人听到。伊讲女人呢，人家保真难暗，无少卖着，去了解，白白了解物件，白白想想物。伊讲呢，女人有有可能，也是你佫袂行这世间法啦，啊，即是菩萨讲的啦。也是如果爱行这世间法，佫爱后死。 啊是，达达是，我一般是一个罗汉个存六四呢，six s m a l l lives or r e v e r t s 女人会拄着，那差不多女人做诶好过 balance 的喎，五十五十喎，无讲一日交十分，一日十分喎。伊讲女人会拄着后世呢，next life 啦，来好好个再 continue 修行做安波呢，是真正悬的。啊，这是不单阿内伊人在家人啦，因为咱在家人个善根。 是到教安尼款，无萨看到人，伊讲的经呢，是吓汝在家人，汝是出家人，无萨就讲出家人，甲管的经，甲穿的经，互汝听了。所以这是菩萨予 a d v i c e 伊讲一个安家宝，也是白白香薰砂，带去念，带去佛报法报正报，香薰砂，带去汝的修行界，香薰砂带去拢的波斯供养。 ก็สังหุนซอไปคือลูกหลังเอเจเสียนทันตีคุยละนี่ลูกหลังอุโคเหลงละียจันจินากวนลูกหลังตัดตาสีก็ก็ลูกหลังตีปุ้ยแล้วเสียสีนี่ยนชิใจจูสก็ไม่ใว่做言情债主是จ白สีก็在做 companion 啊，人情制度是讲我要来讨债，ั要จ讨债，ก是讲你人安บ合合一过五十五十，ลล利用来利用去， 特別安尼，咱講合作，白白行這條分的門呢，分的路行呢，让有合理 chance 呢，后時過多轉做红包呢，那唔是来做障 a 啦。原來 obstacle to one another，因为如果丟掉呢，本是想安尼看的心，再 continue 這路，再进步行這路，了呢，過做紅包呢，搞搞揹揹，讓咱白平谈涅槃啊，所以這裏。 今日的故事呢，就是吓到真假之人，因为呢，伊就是何你在讲，那人诶，不单呢，伊讲诶经呢，是看你诶人诶款呢，你先经是做在家人，你有囝诶责任，无得无一叫你去出出家人诶，在家人本有在家人诶路来修行，无啦助你力，因为你是惊在家人诶因缘了。 了呢，汝得得有者在家人诶路来了生死，属看汝神经大条路，看汝 s t a 大条路。无得讲诶经是啱路人大条路话。咱事实上讲，无得拄着加三百真礼别人讲诶，拄着一个甲神经真啊关了诶，真正真啊侪是有出家了诶。 了，你一时是要做到无萨诶正手诶徒弟啊，是虾物？啥甲三吧？安尼出名到到今仔日，无萨讲诶经，佫无上了，是 directly 叫你着别出家啊！三讲我听，侪多数人讲，一去美久，个一下尔，你着是出家上显出来了，咱着一直修一下尔，无嘛那久尔，四个罗汉都谈着了，所以看老人安全款。 ก่ากัตโลอกคำจำ นั่นลังสิทาเตียวบูได้เก่งนี้ตาตาเล็กเก่งลังทาเตียวนี้ตาเตียวเอหะลังไงอาสุดใจแกลังกุตัวใจแกลังเงอุยลูกูอุลุยแกเต็งเงจิกจิมเตียวโจเกียเตียวกอริบุกเกลุนนันนันชุกแกลูกไอชุกแกนี้ตัวตันลุยเกียชัวโฮสีแล้วทาใจโฮสีแล้วกันแล้วลุยจิกจิมแล้วแล้วแล้วอุกากิวบิซาเข้มหลังลลย 有有淡薄累，了开了物件做手术好事了，圆满大起类啊，在家人的生活了，考个一回声啊，你要出家，甲来去出家，所以开了物件是对你人的因缘行，了无论你是安怎款讲，达达日你相信佛法经，有修这个戒，有这个达那的心力。และเจเซนแม่งก้อนตัวเบจินาจากตัวเจจินาชิมแล้วก่อนจะได้สุตตา 无讲去坐那下面，伊讲 You must have to meditate。所以侬看，天天日，咱个这个时间，像这个字也好，三个字也好，半点钟也好，天天日，拢会坐禅的啦，未使断。要念佛来坐禅也好，旁边来坐禅也好，念咒来坐禅也好，本时间量何如1.11一卡达，阿是？ จะหูสีกว่านะโหสื่เนียนชั่วโหสติปัฏฐานะสิฮามีกันเล้วไอ้เสียนลูกอเตียวละสิโหไอ้เสียนในหล่อบังหายหล่อตาตาจิตลูกไอ้ป่วยยองคิสุลูกความบูดาไก่จันทันจิเลใจแก่หลังไอ้แก่ติงอ่าสูเอาเลไปลังกัวใจจับลูกขีนี้ตัวสิบิกองอาศิลังตุเตียวอุตุเตียวแก่ติงล่ะสีลายกาลูชะเอว 平安甲女的有哦，啊，后礼拜要阁讲即样款的故事，这都是较苦淡薄，因为伊毋是讲修的啦，伊是淡薄安家宝的工业的啦，拄着，你也是讲咱会讨会过，讨袂过，咱甲来看后礼拜啊，今日讲到甲即边啊，萨杜萨杜萨杜阿弥陀佛。